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警官，跟大家谈谈张庆同志生前的事迹。您好，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张庆同志是怎么突发疾病去世的？ 他工作太拼命了，中秋节假期他一直在值班。我们开会时发现他没到，就去办公室找他，发现他因心脏病发作已然去世了。张庆警官在公安局主要分管哪方面工作呢？他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毕业以后，分配到我们刑警大队，开始时在第一线工作，后来发现他文字水平很高，就调到秘书科，主要是写各种材料。 去世前，他已经是我们分局指挥室主任了。您跟他一起共事，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例吗？他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光辉的事迹，但他工作严谨认真。记得一九九八年，我们接到报警，有一家公司的负责人被骗了，骗子非常狡猾，没留下多少线索。为了尽快破案，一接到情报，老张就带领我们几个人赶到山东，我们埋伏在嫌疑人的居住地附近。 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，正是他的冷静沉着，为后来案件的侦破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他平时工作怎么样？他经常加班，很少准点下班。有一次，他持续高烧，还坚持带病工作。后来，在同事的劝说下，才利用午休的时间去了医院。他一工作就顾不得休息和病痛了。是的，他担任指挥室主任时工作特别忙。他的办公室有一个小沙发。 他加班累了，就在沙发上躺一躺。我们领导常常说：“交给张庆的事，我从来不用说第二遍，他肯定完成的又快又好。”我们也常劝他注意休息，他总是说：“没事，指挥室年轻同事多，我得多分担些。”他的离去对他的家庭打击很大吧？那是当然的，但是他的家属很坚强。他的家庭经济情况比较困难。 但他在单位从来不说家里的事。六，张庆警官是怎么去世的？七，张庆刚毕业时在什么部门工作？ 八，同事对张庆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九，张庆的领导对他的工作有什么评价？ 十，张庆的家庭情况怎么样？